锵锵三人行，何导啊，还有这个广美，哎，我先给你们提个问题啊，你们是怎么样感觉到自己是老的、上岁数的，或者说有这个感觉吗？还好吧，我个人还好啊。啊，广美呢？自己一直觉得自己心态很年轻，但是当一群十几岁的孩子站那往你旁边一站拢的时候，你就觉得哦。 啊， <laughs> 真的老了。 <laughs> 哎，我也是。其实我是个这个这个就无父不不是不是无父无母啊， <laughs> 就是我是说我就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就是忘记了岁月的人啊。可是呢，周围会有一些信号提醒你啊。你比如说，我要跟一个现在要跟一个女主持搭档，这女主持一见面就前辈，我我说什么时候开大哥不行吗？还表示你成名早。 啊，我怎么听见前辈就有点来世再见的意思？行里的这个尊称就是啊，跟年龄没关系。就我觉得前辈这得是合道这种尊称。前， <laughs> <laughs> 但是你看，这一步一步意识到就不行，而且呢，呃，从来呃，就我们所读到的历史里啊，没有一个像咱们今天这个时代，对十年一代的这个话题啊，有这样的这个这个关注和焦灼。 七六零后啊，七零后啊，那么现在应该说是八零后，八零后九零后九零八零后奔三了，嗯，八零后奔三了。我记得昨天还在聊八零后这二十岁怎么办怎么办？怎么今天他们就奔三了？你说这个快啊！所以就是最近网上有一个视频，说这个特别火，引起了亿万八零后的这个共鸣。 我跟他们还真不是一个脑子，所以我就想瞧瞧，怎么就咱这个前辈看一看，怎么就共鸣了，是吧？八零后到底怎么了？我今年二十七八岁，每天起床的时间从中午十二点变成了早上七点，睡觉的时间从凌晨变成了晚上十一点。我今年二十七八岁。 工作中开始接触形形色色的人。我今年二十七八岁，见到亲戚朋友，他们不再问你考试考了几分，更多的是问现在一个月工资是多少，结婚没有啊？我今年二十七八岁，聊天的话题从各种网络游戏变成汽车、房子，吃饭的时候讨论的。 往往是他准备结婚，他没能结婚了。哎，挺有感觉的吧？这个很典型哈，这种感受每个人都会有。没错，何导身边接触的这个小妹妹比较多。 <laughs> 不是就八零后多不多？八六嗯呃，我觉得八零后这一代人其实是是我我我挺喜欢他们啊。我觉得他们，因为他们有一点点。 我觉着承前启后啊，治病救人呢？怎么承前？就是说，他们跟我们聊天，他还是能有一些聊的。你比如说，我要跟九零后的聊天，可能就有一确实有一些困难。哦，是吗？哎，我还没跟他们会，我去，对什么困难？ <laughs> 对，最近不去夜店了 <laughs> 跟我分享一下啊。 <laughs> 对，那你，那你，因为他们聊的，你完全嗯，可能听不懂。 啊，会有一些语言，呃，当然很多网上的一些语言，甚至用一些汉语拼音的手写字母。啊，国美呢？我也问你一个尴尬的心理啊，我听说啊，就说这个女的三四十岁的女的不太喜欢跟二十几岁的女孩坐在一块儿，有这感觉吗？嗯，尤其是周围有男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没有，我也没有太多机会。我多半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会其实因为现在就如果在演艺圈里面的话，出来无论是工作人员或者是那个呃。 表演工作者，其实主干真的就是八零八八八零后的。那我先这样讲吧，我身边有一有有几个小女孩呢，就是呃比较常接触的女孩子。就像何老师刚才讲的，我其实很多以以前人家都会觉得说啊，八零后不负责任啊，又怎么样娇娇嫩，啊，又什么什么草莓族，很容易一就稍微轻碰一下就受伤害就不行不行了。但事实上呢，经过我这段时间的接触，我这样子讲。 八零后呢，他们在他们十几岁的时候，我想刚才那段影片也很清楚的，怎么忽然之间以前可以中午十二点起床，怎么现在忽然就要早上七点得起床了？以前都是打游戏机无忧无虑的过日子，怎么现在开始人家问的就是你结婚了，你工资多少钱？这帮小孩儿他们在。 二十二岁以前受到家里面非常好的呵护跟照顾，因为都是独生子女，爸爸妈妈不无论你家境如何，你家财万贯也好，你家里小康也好，都是把最好的通通给你。但是等他们上到了社会当中，讲起码我遇到那批，他们是真的自己很想自立，但是你你就觉得。 他是有困难，他真的有困难，因为以前被照顾的太好。但是我很尊敬的，就是说，我觉得他有那个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那在我可以帮助你的情况下，我一定会愿意努力的帮助你。但是当然也不乏有一些觉得说，那。 我以前怎么着，我现在还想要怎么着？你看我的感受都跟八零后不一样了，就是我以前可以十二十二点起床， <laughs> 我现在还是可以十二点起床， <laughs> 但是问题是我现在不管多晚睡，八点钟就醒了，老了，老了吗？你根本你就让你睡， <laughs> 你那么我我睡不着，我在窗户外头看呢，我就觉得很知足。为什么很知足？我说真的是，还有很多人，他们都要。 早上九点起床，甚至八点，甚至六点就起床去上班呢，对吗？那哎，我说我没有什么年龄的感觉啊，所以呢，我就觉得，你比如说我现在还是觉得这个这个有没挣够的钱，我还要去挣钱，我还要去干这个，我还要去干这个哈。可是有一天，我跟那个一个这个八零后二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就我们组的就聊天哈，哎呀，把我给触动了一下。哎，他就说呢，他说这个我们现在八零后啊，没有什么出路。我说为什么？ 他说位置都给你们占着呢， <laughs> 我说我听这个话，你知道吗？听得我挺不劲，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咱们其实其实是不是应该让出点位置啊？可是你这凤凰多给我点钱，我就退休啊，可以啊。 <laughs> 其实我我我从电影界，其实八零后是一个生力军，现在啊，无论无论是演员到剧组的工作人员，呃，我觉得这一代人真的真的是是真是冲锋陷阵的一代人。 啊，以前很多人说八零后这样，八零后那样，我其实觉得这一波人现在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面，是真的不得了的一批的力量，而且他们的生育和培养，他们的那个年代是中国改革开开放刚刚开始不久，嗯啊，那其实是中国也是最困难，而且最找不到路的那个年代。 其实呢，你说这个八零后、八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年轻的人和一个中年的人。呃，我就发现呢，就人到中年呢，大部分是容易畏缩，这是容易丢，因为这也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吃的亏比较多，或者说中年人的时间感觉啊，你做一件事儿，你对后果呀会想的比较多，所以你就容易畏缩。但是呢，你看这个年轻人啊，他表现出来的他敢赌，敢。 敢往上，所以我是在讲一个什么问题呢？最近有一个韩国的，何导就还算是韩国八零后吧，张紫妍就这姑娘，两年前的三八妇女节自杀身亡，留下这个遗书啊。现在你看这个狠呐，就是说你们这些个让我提供性服务的这些个人啊，我做鬼也不放过你们。 就是我我我我做做做做鬼我也报复你们。过去难弄真假嘛，最近韩国的那个 SBS <laughs> 电视台 <laughs> 公布出来了，公布出来就是经过调查，这个事儿有谱的。你想这个女议员被迫呃向三十多人呢，由经纪公司啊，由经纪公司三十多人提供至少多达一百多次，三十一人陪酒陪睡。 陪酒陪睡有性关系，人写的很清楚啊，就是性关系嘛，性教育有这个媒体的高层、电视台的高层、大金融机构、大企业的高层，还有这个何导他们这种 <laughs> 导演呐什么的，就就就就就这种有吗？报道里没看到有导演，都是都是老板，我看逃避导演， <laughs> 这个事儿在韩国就引起的就很很很很凄厉啊！我我我为什么就觉得这个？ 你看啊，说潜规则这事儿，何导你应该也见过很多要戏演的这个女孩子，对吧？潜规则这事儿很奇怪，因为它不是强奸，对吗？好，那么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个女的要愿意这样去被迫的加入你这个潜规则呢？那无异于就是说啊，太想在你这个圈里出出头，就是这个出人头地了吧？ 太想了，因为太想，所以呢，你看啊，呃，年轻人就觉得我，所以我说为什么他对后果估计不足，就是说觉得哎呀，不就是一忍吗？陪睡陪酒陪睡吗？为了我的成功可以承受。可是有的时候啊，你这么年轻，你不知道那个事儿是不是真的去陪酒陪睡以后，而且多达那么多次，你的精神是不是能受得了？ 你可能缺乏考虑。我开个玩笑哈，嗯，我开个玩笑。你比如过去我们大陆管电影界或者管这个文艺界啊，呃，都都叫文艺界，不叫娱乐界。 <laughs> 是现在这个呢？是从什么呢？从从九十年代开始啊，末期开始管这些行业叫娱乐界，什么流行音乐啊、电影啊、电视剧啊，什么呃，包括模特等等。 在其实，在在国外很多国家，这个性也算娱乐界。哦，那你比如性的游戏是吧？跟性有关系的，对吧？它也是娱乐界的一部分。啊，是是。所以呢，那从艺术界、文艺界变成了娱乐界的时候，它自然就有这个性分。啊，对吧？你说过去为什么没有啊？对吧？你比如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这潜规则怎么没有？ 七七八十年代，因为那个时候叫文艺界，你既然现在叫娱乐界了，物娱乐界里面就性的娱乐也是娱乐界里的一部分。那咱们为了消除这种现象，现在在改名叫文艺界嘛，就解决了吗？ <laughs> 文艺文艺界里再划分嘛， <laughs> 细分嘛，实这潜规则呀，哪儿都有。我就觉得是不是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就有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压力，以至于？ 可以去赌上自己的一些什么？因为你看，显而易见的一个压力是现在找不着工作的压力。因为我们这个大学啊，那几年扩招，就造成现在上百万的这个就是确实找不到工，找不着工作，但是谁也想出人头地。没有，其实娱乐界为什么这里面呢就很复杂哈？我我觉得哈，因为娱乐界有些行业是产生暴利的。 啊，你比如说像像像像那种有些公司做那种系列的电视剧，对，它是那个那个预付款很高很高，已经被收购的，嗯，啊，他那他在只要是在在这个暴力的这个行业里面，一定有什么，比如说黑社会啊、黑帮啊这些人去参与这些这些暴力行业，嗯嗯嗯，那暴力行业呢？ 他就里面就当这些这这这这些背景的人进到这个行业里面，他有些事情要搞定，他就要用美女，金钱有时候不管用啊，性贿赂嘛，对对吧？他是有欲望的嘛。 就身为一个女艺人哦，在这个圈子打混了将近快二十年了。我我其实每次人家一谈到说啊，你们圈子里面什么潜规则，讲的就是一副那种，你们所有的女艺人一定要背潜规则，而且一定遵循潜规则。你不要忘记什么叫规则，规则不叫规定，规定跟规则是不一样的。规则是有那么一个，好像一条路在那儿，你走不走？ 我觉得是你自己的决定，而不是说啊有一个规则在那你就非走不可，不走你就没有办法走演艺圈。我觉得无论是文艺圈也好，是演艺圈呃娱乐圈、演艺圈什么圈也好，我我真的觉得这是自己的选择。啊，我非常同意这个广美的观点。我进了演艺圈，这个确实就是一个艺人，你要走什么路，从什么路线上要成为一个成功的艺人，你完全是自己选择。如果他摆明了这是一个规定了，那没办法，那你就你可以选择我。 不从事娱乐是，我就不我就就说，哎，那自己回家算盘打一打，你哎要走这圈，你就非要按这个规定走，那你可以知道那个规则不是规则，而且它还是个潜规则，它也不是一个台面上的规则，所以这个东西不不是。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就是哎，何导，我就跟你问问，他们老说这事儿，这事儿我也闹不清楚过，就说你们这个导演 <laughs> 是不是有这个潜规则对女演员？ 我觉着没有吧，这个是有点。我觉着就是有，我真的，我真的挺捍卫我的这个潜规则的。不不不不，我捍卫导演这个职业，因为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其实跟这个明星的成功没关系。哎，有没有投资商或者制片人、老板来跟，就是说你让我这个女的去。 拍戏呃未必是我我当然相信那么大一个主要的角色一个导演不能开玩笑的，因为推人但是推新人这个事情是肯定是有的对吧这也是很正常的。是的，你比如说一个公司呃他们呃签了一些新人，那他希望哦大的导演或者优秀的导演能够多用这些新人嗯啊替他们推人这种我觉得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范围嗯啊这是跟跟这个这个圈里的潜规则性交易没关系。 哎，但你比如说，有些、有些、有些有确实可能有一些艺人呢，是希望能够什么呢？有一个捷径，哎，当然选择捷径呢，他已经想好要付出代价，我相信他想好了，哎，对吧？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利用一些年轻的呃女艺人的这种心理，然后呢，反正我就。 顺手了啊，这个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我觉得这个这这种不健康啊，呃，哪个行业其实也都差不多，没错。而且呢，就说是那不是有俩九零后的，后来就爆出来了嘛，他们就是有这个经纪公司，就是真的是跟韩国差不多安排的，就是陪这个老板睡觉，说是这俩女的也是因为最后发现我付出了没得到这个我要得到的东西，这才给你爆出来嘛，就是。 所以你刚才讲这个捷径啊，我有时候就觉得就是现在啊节奏特别快。我现在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跟八零后的，他们整天打电脑就发这个的，有我发现至少有个时间感的差别。就我是个慢性子了，他是个快性子。你比如我写完一个邮件，我得再看一遍，他们那个就是恨不得赶快写完，按那个 send 出去，他最舒服。 你看，他就希望也进进进进了一个没黄瓜菜都凉了，不能等啊！出名要趁早啊！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娱乐圈里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成名啊，要速度很快。没错，你比如说什么呢？我跟某一个呃呃大导演有有有被被偷拍了啊，有什么事情，然后那种八卦的新闻呢？那狗仔队那种一上，哎，这个这个这个年轻的艺人成名很快。你比如前一段有一个叫叫叫余余余余露余什么？ 就是那个拍征婚那个叫甘甘哦甘 <laughs> 露，甘露露哎，甘露，甘大爷，对不对？你说这甘露露，你比如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做过演员，也做过一些平面模特。你突然就就让你妈给你拍这个东西裸婚是吧？裸体啊，裸体征裸体征婚，裸体征婚，你就是觉得这样这样跟跟性有关系的东西吸引眼球，你的知名度迅速被拉高。嗯。 而且你知道，我在现在年轻人当中，真是看到一种英明果决啊！我觉得我是竞争不过他们。这个人就就看着机会，啪，他马上就做出正确的选择。你比如说，那《让子弹飞》里边那个姜文那个里里里里头一个助理嘛，因为这个制片助理，胸部长得比较有优势吧，对吧？就是一个镜头啊，引起网友关注，啪一下，不当助理，零点几秒的时间，零点几秒的时间，然后马上我要进娱乐圈了，或者演艺界了。 而且你看现在这个社会啊，这种这种媒体在后边，这个反应的这个快啊！你像就我刚才说这个让子弹飞的这个助理，我就看着他这个啪啪啪几下子。昨天我一看，哎，就上了那个什么了，有一个就是宣传乳腺癌的那个，不不，就是防止乳腺癌的那个活动。呃，不是很多女明星过去都拍那个那种遮着一点，实际就是裸的嘛。啪一下，哎，捂着胸部就拍这种公益的。 照片了，我一看，在非常短的时间，像何导讲的零点几秒的一个镜头，现代社会的机会真是转瞬即逝。我这辈子错失了多少？所以你想想，在这个大导演的这个名作品当中的零点几秒啊，有多？ 都都产生这么大的作用，何何何何况？对，也也得底，也得底子，也得也得底底底子好是吧？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材料，材料。所以广美也谈到了材料好的问题， <laughs> 就是不光要看机会，自身要有实力。不是不是，我我觉得这些这些人的成功呢，真的是让我们眼前一亮，但并不代表这些成功是可以被复制。Yes。 对不对？台湾有一个呃，那个宅男女神叫瑶瑶，这小女孩呢，她也是在无意当中，她她叫做，他们称她叫童颜巨乳，就是说那眼睛就像小鹿一样的，那么那么的清纯的感觉，但她身材就非常非常惹火。那像何涛你讲的是这个叫局部惊人的这种身材，所以现在所有那些女孩。 都想要走他的路线，对呀，我妈妈都说啊，那如果瑶瑶可以成功的话，我也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就可以一脱成名，对呀，我也我也很可爱啊，那我身材也很好，但是对不起，有些事情它是没有办法被复制的。所以美容院生意很火，呃，就是做这些器官的这个美容就变得很红火，因为不能复制嘛，没错，既然不能复制，我弄个假的嘛。 哎，对吧？这真的没有，咱假的也行。器官可以被复制，但是那个成功是不能被复制的。没错，其实也谈不上成功，只是因此而成名而已。那成了就不一样了。啊，那是成了名，那都不同，就不一样啊。哎，你说这个成功不可复制，老有些人教人家怎么怎么成功，怎么怎么成功。我也是相信你这个道理，绝对不能复制。但是呢，这成功不能复制，从另一方面来说呀，可就鼓励百花齐放了。 就是你必须就跟他们说这个当代艺术、现现代艺术一样啊，对你这招啊，别人学就没出息了。嗯，好比为什么原创？呃，对，王王朔讽刺那个七九八叫伪军大院呢，那意思就是说你学就没意思了。但是呢，你那就那就在鼓励咱们可以有目视可以看呢。所以他们为什么有些作家、导演就说这是个最好的时代啊？你这辈子算没白活呀，什么你都能看得着啊，因为为了出名。 对，靠这个下次不能再管用了。但是就会有人又会出个新的什么东西，啪，家伙就就就出名。所以这创意是最值钱的，创意是最。所以这个这个为什么要鼓励原创？就是原创的价值嘛，这就是。但是原创有底线吧？所以甘露露的妈妈是最有创意， <laughs> 最最有胆量的，而且而且她没有，她完全不是矫情，她真的觉得自己的女儿非常棒。对对对对对，就是你。 根本配不上我女儿。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完全就是一个拍板，所以人家是打从心欣赏。我是，我觉得他是真的。接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这个是人必须真黑，不能不能假的，不能假的。